原来又是一条丧家之犬。当日白龙观中，严长老欠着贫道两条人命，不知你可还记得？久闻玄都山前掌教继承齐凤阁衣钵，武功独步江湖，却被突厥左贤王昆野打落山崖，只能依靠燕无师庇护。如今看来，传闻未必不可信呐。那不知严长老又有否听闻？ 坤爷上泰山碧霞宗挑衅不成，已死在我剑下。嗯。沈郎，你武功再厉害，也还没能对抗整个合欢宗吧？元宗主已经下令，必须从燕无师手中拿到朱阳策残卷。桑长老与宝云长老已在来此的路上。反正此事与你无关，你何不袖手旁观呢？哼。 废话少说，既然来了，那就不要走，索性留下吧。 剑心境界。袁秀是想要朱阳侧眉胆亲自来找，就派一个废物来。还不如桑景行从前那个徒弟霍西京，虽说他行事不带脑子，起码武功还能看。 有事，走！追！你先走一步，全部入城时经过的那个树林，我来挡住他们。 江文学城、梦溪石原著、猫耳 FM 携手英雄联盟、声罗万象联合出品，《古风武侠广播剧·千秋》第五集。 这么久才甩开他们，我本想杀了严寿为观主和初一报仇，没想到又来了一个人，做僧人打扮，年纪比白蓉还要清些。此人武功不在严寿之下，我无法纠缠，只能找机会脱身了。你说的应该是宝云，合欢宗的长老之一，此人最喜扮作僧人，四处讲经。 骗女信众与他颠鸾倒凤，佛门恨他败坏和尚的名声，近年来频频追杀他，所以他一般不露面。方才白荣说，桑敬熙和宝云都在后堂。宝云一来，桑敬熙只怕也离此不远了。我们得快些走才是，否则他们人那么多，很快就能找到这里来。你还走得动吗？ 不担心，我有个办法。什么？知你面如冠玉，但太白了也不好。说正事。桑锦行因你而受重伤，自然对你恨之入骨；但合欢宗其他人与你却没有刻骨仇怨，反倒对你忌惮的很。 你现在独自离开，不再管我，既能摆脱他们的纠缠，也少了我这一个累赘。我还真当你能说出什么法子来？别废话了，先上山吧。嗯，这个办法难道不好？我若想抛下你，又何必等到现在？ 救人救到底，送佛送到西。我既然已经插手了，自然要竭尽全力。 <laughs> 小新，我还没问你，不是说在客栈里练功，不愿随我去街市吗？为什么又出来了？你出去没多久，白蓉就来到客栈打听我们的下落。我隔着门。 听到他讲话，我实在走不动了。你先上山吧，我替你断后。阿乔，你真是可爱。就凭你现在这模样，还要断后？桑景行一来，怕能将你连皮带骨吞下去。 主山，背你走。我们现在要上山。此山背面有一寺庙，荒废多年，可以藏身。你对此地很熟悉。当年与崔尤望一战之后，我曾在山中闭关修行。 醒了，叹气做事。你在看朱阳册的残卷，嗯，看完了。哎，你里面的内容我已记着，留着它又有何用？烧了最好。若是万不得已，还可将薄片交给何文宗来脱身。你连后路都不给自己留吗？ 即便我交给他们，你觉得他们会信这是真的残卷？唉，日月宗内有一门秘法，说白了便是将魔音摄心练到出神入化，控制人的心神行为，迫他说出真话。换作是我，我也更愿意用这种方式取得自己想要的口供。 所以延寿等人想要趁你修为大减之际，将你抓回去，迫你说出残卷上的内容。不错，我对他们的价值不仅仅是一具尸体，更是朱阳册残卷和幻月宗宗主。有我在手，不但凤灵原点的魔心破绽可以补上，还可以轻松号令幻月宗。 若是如此，我们还是快些启程，免得被他们追上。哎，你这样为我着想，是不是想让我感激涕零，以身相许啊？我知燕宗主素来不将旁人放在眼里，但此事性命攸关。你现在破绽未卜实力不济，若只有延寿等人也就罢了。 桑景行一来，连我也抵挡不住，还是谨慎些好。哦，假如一切重来，你可会选择在半步风下为我所救？此事，只怕由不得我来选。这么说。 即便早知道后面会与我纠缠不清，你也并不后悔了。世间没有后悔药，过去的事情永远不可能再追回。与其执着怨念，令自己不得解脱，倒不如感谢你，教会我如何看待天下与人心。 你怎么又？你撒了迷药？ <laughs> 你这不设防的毛病，得过多久才能改改？还是说你内心已经将我当成可信之人？ 铸造佛像是一笔不小的开销，许多寺庙会将佛像背后或里头挖空，省点钱。这间寺庙的佛像粗制滥造，只肯雕个正面做做样子，后面凹进去一大块。 <coughs> 看，刚好可容一人盘膝坐在里面，便宜你了。 你到底想做甚？只要将佛像后背推向墙壁，人就能藏在佛像内，不被发现。你先解开我的穴道。北周内宫的《朱阳册残卷，我来不及背给你了。你若想要，可以去找宇文邕，他赏识你。 想必愿意开着方便之门。你去了长安，就顺道去城西黄花楼背后那条小巷，尽头就是边延梅的私宅。你告诉他，不必管我的事。趁着北周吞并齐国，先将幻月宗的势力延伸到齐国再说。我非幻月宗的人，这些话当由你自己去说，与我何干？ 阿乔生得好看，也难怪白蓉那娘们要动心。有她在，就算看出此处疑点，也定然会帮你掩饰，不令你落入延寿等人手中。 <coughs> 有事，我一路辛苦助你逃脱，不是为了让你去自投罗网的。 <laughs> 当初亲手将你交给桑景熙我从未后悔过。 今日你有机会见我倒霉了，怎么反而如丧考妣？阿 <laughs> 乔，啊阿乔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此时便该幸灾乐祸才对，你却露出这般我见犹怜的神色，叫我忍不住又想一亲芳泽了。 有所亏欠，那般自作多情，反倒令我恶心。本座等你有朝一日兑现自己的诺言，成为有资格与我一战的对手，那样本座或许会多看你几眼。 在人群露出这样的眼神，不然别说桑心，连我都会忍不住。 师尊，为何要在大雪天上玄都山的峰顶来？ <laughs> 弟子手脚冻得有些麻木，怕使不好剑招。为师今日叫你来，不是为了练剑。你瞧，下面是什么？茫茫群山。 锋横万仞，千丈皑皑。大之闲闲，小之尖尖。往后，你也会如为师一般，掌门立派，收徒传艺。人心善恶，百弊轻盈。历经挫折，又受尽委屈，这都是常态。你要懂得自处。 也要懂得开怀。你的人生，当如明月高悬，如鱼跃波涛，如雨照星辰，挤入他心，随心所欲。师尊，这是《朱阳策》里的话，说的是练剑要揣摩剑心。 对敌要知己知彼，可后面那句“除己之外，更无他物”，我不懂。既已融为一体，又何必再分出来呢？ <laughs> 傻孩子，人立于天地之间，首先是己，然后才是他。万事终不免以己夺人，以己夺物，所以。 几星愉悦，素雨成春；几星悲怆，山河失色。经脉被真气拓宽，真气逍遥自在，再无凝滞阻塞。这，才是《朱阳策》的含义。 心所欲，既然从不后悔，此番也不会是为了赎罪。本座等你有朝一日兑现自己的诺言，成为有资格与我一战的对手，那样本座或许会多看你几眼。 追他去了，你还担心什么？区区，萧 <laughs> 师兄，你敢当着燕无师的面说这话？吗？别吵了，燕无师孤身离去，沈乔早已力竭，跑不了多远，说不定还躲在附近。这有座寺庙，进去看看。 这寺庙小得很，藏不了人。严长老，沈乔会不会见我们人多势众，抛下叶无师走了？不大可能，他方才与我们交战时已经力竭，就算要跑也跑不远，十有八九是躲藏起来了。哼，方才搜查时，白师妹处处阻挠催促，不知有何用心。 江师兄真是无时无刻不在给我上眼药，你光是针对我一个小女子又有何用？人还没找到，你们就开始内讧，元宗主和桑长老就是这么教徒弟的。宝云长老，弟子知错。这佛像高大的很，若中间是空的，倒也能藏。 哈哈哈哈哈！我就知道。撤！严长老小心！神巧。严长老，想去哪儿啊？ 他之前明明已经气力不济，怎么这么快就恢复了？嗯。白师妹只看不战，是对沈乔余情未了，连亲手对付他也舍不得了。连严长老和宝云长老合力都拿不下的人，我出手也不过是添乱吧。 萧师兄若有能耐，不如现下就上屋顶帮忙去。小妹自当为你列阵。还不上来帮忙！啊！云长老的血手被神刀砍下了。赵云长老。 长老，看着不好了。这沈乔，今日你伤我合欢宗长老，他日我们定会全力讨回。择日不如撞日，直接就今日了结吧。白蓉，你打谁呢？ 恕罪，都是这可恶的贼子，害我打歪了。小色，野兽走！我关宗来日再讨教。别走啊，沈郎。 <laughs> 好了好了，不打了。白小娘子。 与魂一别，奴家夜夜辗转反侧。如今见沈郎功力大增，不再被人欺负，心中才安慰了些。哎呀，奴家对你一片痴心，三番两次留情暗助，你却见了面就喊打喊杀，实在无情。你的恩情，我一直铭记在心，断不会忘。我不过随便说说，你却认真起来，这模样连我亦忍不住想一亲芳泽了。 嗯，哈哈，沈郎啊，沈郎，你可知方才燕无师引着桑景行去了何处？知道啊，他们往山下去了。若我没猜错，燕无师应该是想借城墙掩护来摆脱我师尊吧。多谢。哎，你我多日未见，你对救命恩人便是这么一副态度的？ 哦，多谢你告知我，但有什么事，改日再说吧。哎，沈乔，我还未多谢你。年兽素来看我不顺眼，此番你重创了他，往后我在门中又少了一个劲敌。不过沈郎，我毕竟是合欢宗的人，你我下回再见，你若还与合欢宗作对，我便不可能对你留情了。 你想当合欢宗的宗主？啊！ <laughs> 我以为沈郎对我漠不关心，没想到连这都猜到了。望你好自为之，善加珍重，后会有期。 <laughs> 傻沈郎，你还是这样。 奴家说什么，你就信什么。唉，叶武士如今功力未恢复，桑景行不可能追了那么久都没追上。两人若是边跑边打，我找了大半夜，总该遇上的。 又被白蓉骗了，也不知他们去往何处了。这样找一个人，希望何其渺茫！我该去长安吗？ 每次都要流放的罪臣家眷和农夫。嗯。 <laughs> 这位道长早啊！瞧你也是赶了一晚上路，要进长安城的吧？来碗热汤煎饼，填填肚子。也好。阿凡。 也给那桌那两位郎君上壶热茶，算是我请的。那二位可是押解流犯的兵员？无妨，我去打声招呼，你送去便是。哦，好。相逢即是有缘，贫道想请二位郎君喝杯茶水，不知二位可愿赏脸？哦，怎敢让道长相请？ 不如坐下一起说话。多谢。贫道曾在仙尊面前立愿，要在三年内做满九十九桩功德，如今上茶一桩，不知二位能否成全？让贫道请外头的人也喝杯茶水，了解饥渴。道长心慈，您自便吧。道长郎君，茶来了，请慢用。 请给外面的人也烧一壶热茶。呃呃，是是。贫道来长安途中见了不少犯官家眷被流放，不知京中出了什么大事？哦，是陛下要重修宫殿，这些人的父兄和丈夫在朝为官，都上书反对，惹恼了陛下。 所以惹祸上身了。重修宫殿，据贫道所知，当今陛下勤俭克己，似乎并非贪图享乐之人。哎，道长，我劝你一声，这话入了京城，你切莫再说。先帝的确简朴爱民，可当今陛下却非如此。天子连父丧都不肯收买一月，还下令天下人也不必守丧。 宇文邕死了。道长放心，当今陛下登基之后，对佛道的限制就放宽了，还重新将佛门奉为国教。你在长安城行走，不用担心被人盘查了。那陛下为何不肯守扶桑哎，此事哪里是我等能够知晓的？道长还是不要多问的好。那你们可知其？ 不知齐王与文如何了？道长，道长，啊！我突然想到，城中有个故友，算是个小官，不知眼下是否还安好？今日多谢两位郎君，让贫道功德圆满。贫道担忧朋友安危，就不多留了，先行告辞。哦，小事一桩，多谢道长的茶。愿道长的朋友平安无事。 你去了长安，就顺道去城西黄花楼背后那条小巷，尽头就是边延梅的私宅。边延梅。 痴者结梦生死契，奉送。 有的人注定成不了枭雄。若宇文赟真的倒行逆施，同为宇文氏，齐王当有责任保周国之本不被颠覆。有些人天生心软，就如你这般。所以，就算宇文宪知道怎么去做，他也做不出来。探子回报，宇文赟集结了一群高手，聚在长安城外。据说此次伏击势在必得。 要杀宇文信，用不着一群高手。他们想杀谁？三位手下败将，贫道来迟一步，还望恕罪。